一九四零年的五月二十六号啊，发电机行动计划开始执行，英法比利时的联军开始从敦刻尔克向海峡对岸的英国撤退。撤退开始的当天，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啊，也就是这个华人俗称的西敏寺，为大撤退进行祈祷。当时呢，他感动地说：“啊，我坐在这个唱诗班的位置上。” 能感觉到呢，民众有害怕的心情，不是怕死，不是怕伤，或者怕物资损失，而是怕英国被战败和最后的灭亡。但是圣乔治保佑英国啊，海面风平浪静，天气是阴转多云。到后来呢，大雾弥漫，十分不利于德军飞机的行动啊。但是第一天救援船只很少。 只尝试性的救出了一千三百一十人，拉姆齐将军傻眼了。我操，一天救一千三百人，这要把海滩上这大几十万人弄走，照这速度得三百二十天。你以为这是维京游轮呐？您舒舒服服登船，免费饮料提供啊，二十四小时酒水，游览观光一下，你再下船，然后德国人给你当导游是吧？哎，临茨怕骚，您随便去是吧？不行。 拉姆齐真是有一颗强大的小心脏。都这个时候了啊，刀尖上跳舞、战战兢兢的时候，两个晴天霹雳的消息传来，咔咔俩炸雷啊，在拉姆齐耳朵左边、右边炸响。什么叫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就是这个意思。首先，德军的装甲部队开始了强大攻势，向前推进。因为这个古德里安什么这些人啊，一直在向上。 反应啊，这个休指令是很缺德的啊，是很不明白道理的这么一个事儿啊。最后连隆德施泰特都对这个休指令产生了怀疑，所以五月二十六号，也就是发电机行动开始的这一天，德军就终止了这个休指令。盟军呢，防御艰难。更可气的是，比利时国王在这一天宣布投降了。你还真不够意思！你说这是盟友啊，你晚两天投降能咋地？但是估计晚两天投降，比利时国王就也完了，所以他宣布投降了。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盟军两翼已经完全暴露，必须得抽调兵力去防守，而且是士气已经低落到极点的士兵去防御纳粹强大的装甲兵。这一天运气再次眷顾了联军，地面的雾气还是很大，德军的飞机无奈胡乱的扔了点炸弹就回去了。这一天撤走了七千五百人。阴天是最好的天气。 海面上风平浪静，空军无法进行轰炸。到了第三天，五月二十八号，英吉利海峡刮起了西风，雾渐渐的散了。德国空军出动大量的斯图卡俯冲轰炸机进行破坏行动。这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啊，被联军士兵称为“尖叫的死神”。这种飞机非常牛逼，到什么程度呢？它是俯冲轰炸嘛，就是近距离攻击。 而且这个飞机上带着哨儿，这哨儿干嘛使？没有任何作用，就是吓你牙玩儿了，那就能到这份儿啊！所以他尖叫的死神嘛，一这个往下飞的，那种声是吧？大家都知道，二战的时候，唯一的金质钻石相见相叶骑士十字勋章的获得者鲁德尔上校，一个人干掉苏联五个坦克军的。 他就是驾驶了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啊，所以这种轰炸机甚至能够攻击地面上骑摩托车的单兵。所以你想，大量的这样的轰炸机投入到破坏行动当中，英军也拿出了全部家底儿，连双翅膀剑鱼式鱼雷机都出动了。这飞机最快只能飞两百多公里啊，还没保时捷快呢，没兰博基尼快呢。当然了，你说怎么这么垃圾的玩意儿，古董都拿出来？这古董不简单。 一九四零年夜袭塔兰托，击沉意大利最先进的加富尔号战列舰，而且重创过德国的匹斯麦战列舰，都是这两百多公里的小玩意儿干的。而且这个夜袭塔兰托的时候，英军只有九架鱼雷机啊！这一场战斗成了后来日本偷袭珍珠港的范本啊！当然，这就题外话咱不说了。要撤的人越来越多，原定呢在堤坝上方便直接撤退啊，变得非常麻烦。 但是呢，又没有足够的小船摆渡到大船上去撤退，现场非常混乱。但是第三天撤退的人数达到了一万七千八百零四人，比头两天呢多了很多。可是三十多万人啊，堆在海滩上啊，这个速度远远不够。这个时候，拉姆齐最紧要的任务就是最大限度的。 增加运力啊！这个时候保不保密的没啥大意义了，地球人都知道英国佬要跑啊，要从敦刻尔克跑。拉姆齐甚至想到在广播里号召英国以外的法国、荷兰、比利时船只加入进来。来的船多种多样，货船、渔船、私人游艇、皮划艇，就差划个洗澡盆来了啊，都行，只要能飘过英吉利海峡，带回一个兵，将来就可以多射出一颗复仇的子弹。 有时候，为了完成一个大目标，不得不牺牲一些相对不重要的利益、计划甚至生命。为了避免这个船只航行救人过程当中拖慢速度，甚至遭遇德国游艇袭击，拉姆齐将军含泪下令撤退，船只不得停下营救落水士兵，伤员也不在优先考虑的行列。 啊，因为撤退一个伤员耗费的时间是正常士兵登船时间的几十倍，而且一个坐担架的伤员，他站的地方可以站七个腿脚正常的士兵，这个可能就是战争的残酷性吧。为了这个缩短撤退的时间，英军迫切需要打通 X 航线。咱们前面说过，这条 X 航线啊，已经布雷了啊，是英国人自己布的雷。 但是呢，英军三天内争分夺秒把航线打通了，这一打通缩短了将近一半的航程。撤退的船只越来越多，拉姆齐特别高兴啊！英国甚至连博物馆里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烧煤的明轮船都开出来了啊！只要能动就出来了。但是呢，不好的地方是天气不站在盟军这边了。首先是个大晴天儿。 斯图卡带着恐怖的嗡嗡声啊，朝敦刻尔克及撤退的人员啊、船只就扑了过来。在这个撤退的过程当中，三艘护航驱逐舰被击沉，很多大型船只遭到了重创。就这么难，到了第四天，五月二十九号，竟然逃出来了四万七千三百一十人，这是一个奇迹。 敦刻尔克地区靠近英吉利海峡，空中呢空气湿度非常大，大雾呢几乎把这个海滩笼罩住，偶尔还下点小雨儿啊，加上地面上硝烟弥漫，能见度很低，所以德国空军呢无法前来攻击。另外就是这个，因为敦刻尔克是在海滩上嘛，所以炸弹扔到海滩上啊，它的这个杀伤力比扔在坚硬路面上的杀伤力低得多。 很多就溅起点沙子来，溅英国兵一身，啊，没有什么太大的杀伤力，甚至很多这个航空炸弹一脑袋钻进海滩里就不爆炸了。所以，这个英吉利海峡虽然以风大浪急著称，但这个时候一反常态，风平浪静，使英国动员的大批小型船只，甚至不少内河船只都能够出海到敦刻尔克撤运官兵。 正经的英国战舰不敢太多的参与这个撤退行动，为什么呢？要留下保卫英伦三岛啊！如果这些大型的军舰全部被德国游艇击沉的话，那希特勒就能在英伦登陆了。所以，这个经过一天的努力，五月三十号，也就是撤退的第五天，这一天撤出了五万三千八百二十二人，其中有一半儿。 是法军啊！这些人后来大多数参加了这个戴高乐将军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呃，五月三十一号，英国远征军司令戈特勋爵奉命回国，把指挥权呢交给了第一军军长亚历山大将军。上午依旧大雾笼罩敦刻尔克，德国空军无法出击，但是海面上风力开始加强，英军用卡车搭成的临时栈桥无法使用。 撤退仍然紧张的继续。一九四零年的六月一号，撤退的第七天，天气转晴了，德国空军全力出动，英国空军则针锋相对，几乎倾囊而出，派出了所有能够派出的飞机。自西线战役爆发以来，联军士兵就很少看到本国的飞机，这个时候开了眼了，从喷火、飓风单座战斗机。 无畏是双座战斗机，到哈德逊轰炸机、双翼的剑鱼鱼雷机，甚至连侦察机都投入到了敦刻尔克。德军战斗机出色的阻截了英机啊，因为这个德国空军那个时候也是非常强大的，有效的掩护了轰炸机的攻击。德国飞机被击落了二十三架，但是击沉了包括四艘满载官兵的驱逐舰在内的三十一艘船只，还重创十一艘。这是英军损失最惨重的一天。 就在如此激烈的空中厮杀、炸弹、炮弹四下横飞的险恶形势下，素以沉着冷静著称的亚历山大将军越发临危不惧，在海滩上呢安了一个帆布躺椅，神态自若的坐在上面，平静的注视着部队秩序井然的登船，或者呢一边啃着苹果，一边在海滩上漫步。 毫不在乎空中飞机呼啸，地面炮火纷飞，他的这种镇定的态势极大的鼓舞了部队的情绪。有一名军官站在海滩上，精心的修着胡子，身边的勤务兵呢还为他拿着镜子。还有一个兵更牛逼，坐在这个船尾悠然垂钓。部队洋溢着对德军轰炸毫不在乎的蔑视。到了下午四点，绅士们在海滩上点火，开始烧下午茶喝了。 茶刚沏好，德国飞机来轰炸，哐，一颗炸弹，人员没有伤亡，沙子溅起来，把茶水弄脏了。这些个英国人无奈的耸耸肩，那德国佬真讨厌，咵，把茶一泼，接着烧第二壶，毫不在意。第三师师长蒙哥马利少将更绝，开了个吉普车，啊，拿着他的手杖满处乱转，去传递信息。他的这个副官一位上士，那骑着摩托跟着，一旦他需要发布命令，他就把手杖。 顺吉普车里伸出来，那这个副官冲上去，把手杖头拧下来，把命令从那里边蹬出来啊，四处去传递。而坚守阵地上的部队则在坚持战斗，一些奉命后撤登船的部队也一边还击一边后撤，一直战斗到登船那一刻。六月一号这一天，又有六万四千四百二十九人得救。到了六月二号。 由于这个德军飞机的巨大威胁，同时考虑到英国空军基本上已经打了底儿掉了啊，家底儿消耗殆尽，为了保存足够的空中力量在以后战争中使用，英军被迫停止白天撤退，只利用夜间组织进行撤退，所以德国空军这一下就失去了攻击目标了啊！因为当时能够这个全天候作战的飞机是少之又少，只得改变了攻击目标。 开始对巴黎进行大规模的空袭，对敦刻尔克的攻击由地面部队来完成。格林的牛逼吹爆了啊！夜幕刚一降临，由各种各样船只组成的船队就从英国起航，午夜前到达敦刻尔克。最后一批英国远征军从东堤登船，当撤退的行列稍有中断，救援船只上的水手就上岸去引导撤退。 英国的马尔科姆号驱逐舰派出的水手还吹起了苏格兰特有的风笛，在到处是烈火的市区，从废墟中将掉队人员召集起来，带上驱逐舰。当天晚上又撤出了两万六千二百五十六人。到了第九天，六月三号早晨起来，亚历山大将军和他的助手坦南特一起巡视了海滩，对英国远征军全部撤退感到非常满意。 入夜后，两人率领各自的参谋人员，作为最后一批英军登上驱逐舰撤退回国。当晚撤回到英国的两万六千一百七十五人，绝大多数是法军。按说英国的远征军基本上都撤回去了，撤退应该结束了。拉姆齐将军给总部发电说：“我打算再延长一天，尽可能的把法国军队救回来一些。” 让全世界知道，英国人绝不抛弃盟友。当时几万法军在这个自觉的打后卫，阻击德国人。所以到了第十天，也就是六月四号，又有两万六千一百七十五名法国军人撤离敦刻尔克。满载法军的英军布卡里号驱逐舰是最后一艘撤离的船只。当天下午两点二十三分，英国海军中将伯特伦·拉姆齐宣布发电机行动胜利结束。 同一天，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了“我们将战斗到底”的著名演说。他提醒到，战争不是靠撤退打赢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被史学家们认为是溃败，也是奇迹。